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三十集。只要身在局中，哪有可能真的置身事外啊？所以仙族没人在山上设岗，所以魔族敢光明正大偷袭西恒的地界儿。 西恒被说的愣住了，他一直以中立自居，从没想过从另一个方向看，景象竟然截然不同。但是西恒最终也没有让洛寒出去，因为荣成正好班师回营，察觉到山上的动静，立刻上山支援。外面的声音渐渐止息，洛涵终于被放出门。他刚一出来，就看到树林中站着许多人。 其中一个大将模样的人正在和林青霄说话，这位多半是先祖领袖荣成神了。荣成似乎在问偷袭相关的事情，随后侧过身，一脸严肃的交代布防。洛寒噔噔噔跑过去，第一件事儿就是看林青霄的伤口。林青霄正在听荣成交代布防，感觉到洛寒跑出来后，把他固定到身边，示意他不要乱跑。 洛寒低头看到林青霄的手握在自己小臂上，正好是他受伤的那只，衣袖边缘已经渗出细微的血迹。洛寒气不打一处来，没好气的解开他的袖子，看里面的伤势。林青霄发现一个没注意，袖扣被解开了，他尴尬，把剑换了个地方，用空出来的手按住他的手背。别闹，闹。 洛寒用力拍开他的手，林青霄倒是不觉得疼，但是周围其他人齐齐看过来，其中一个副官没忍住，悄悄地问：“你们这是？”西恒慢悠悠从后面走过来说：“现在年轻人就是这样，你老了不懂了吧？”荣成咳了一声，止住众人乱七八糟的话题和视线。等把所有人目光吸引过来后，荣成问洛寒。 <clears throat> 你就是新诞生的天道。洛寒飞快地瞥了林清霄一眼，怎么就直接说出来了呢？都不给他留点遮掩。但是当着这么多人，洛寒只能硬着头皮承认：“是我，荣城前辈好，我叫洛寒。”林清霄低头扣自己的袖扣，仿佛没注意到洛寒的话。 荣成看着这两人细小的互动，不知为何生出种极微妙的牙酸感。莫非他太久没接触年轻人，真的跟不上流行了？现在的年轻人，都这么早就早恋？刚才和林青霄说话时，荣成简单的问过林青霄个人情况，知道他是龙族，刚满一千，才一千多就开始考虑谈婚论嫁了吗？ 一众光棍了几万年的神仙忽然感到紧迫感，这场仗打得太久了，他们常年待在战场，没时间考虑个人私事不留意都被小他们好几辈的晚辈追上了。现在魔族已经消灭，荣成带着众人往山下走，一边走一边重新安排巡逻。这次被奇袭无疑给许多人敲响了警钟，无论如何，下次绝不能再出现类似的事情。 下山后，荣成随口问了一句：“洛涵今年多大？”洛涵每到一个新地方，年龄总要被拿出来反复辨识。他强颜欢笑说：“十九岁，后面没有千万等单位，就是十九年。”他知道后面会问什么，索性自己替他们补全。荣成听到这个数字，结结实实的惊讶了：“十九。” 他仿佛完全没料到洛寒的年龄还停留在两位数，因为洛寒是神，对神灵来说，万把年根本不算什么，十万年也不过是个睡个觉的功夫。在荣成预想里，洛寒是比林清霄大的，谁能知道他会听到这么一个答案呢？荣成意外的看了看洛寒，随后转向林清霄，目光十分难以形容。林清霄尴尬。 但多亏了他表情淡，性格冷，脸上还算平静，没有流露出什么波动。荣成不得不委婉提醒道：“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人生也是如此。趁着年轻时要多闯荡，多学习，不要过早分心。”洛寒以为荣成在劝他好好学习，很认真地说：“嗯，我知道。”而林青霄目光直视前方。 都不好意思回头。荣成见状，顺便提了一嘴：“你们上午见过贺胥了。”西恒接过话头：“刚来我就带他们去见过了，本来打算晚上带他们去见你，没想到机缘巧合提前撞到了。”好，荣成说：“难得有新人，今日晚上便开个小型庆祝会，一来是接风洗尘。” 二来也是正式将他们两人介绍给其他人。接下来没你们小辈什么事，你们两人可以回去休息一会儿。等开宴时，我会让副官去接你们。洛寒和林清霄当然应好，从另一条道走到他们的住所。荣成继续和西恒往主帐走去。等那两人不见后，荣成问西恒：“你从哪里把他们带来的？他们看起来……” 不像是这里长大的人呢。作为先族领袖、部队的无冕之王、实际的主心骨，荣成的洞察能力不可谓不强。越是能力高的神，对天地因果命运的感悟越深。荣成已经模模糊糊感觉到，林青霄和洛寒不是简单的新人，他们身上带着因果，来自未来的因果。西恒知道瞒不过他。 索性也不做掩饰，你猜的没错，他们确实不属于这里。大概半个月前的时候，我感觉到时间秩序有扰动，但是因为懒得动，一直没管。直到昨天，洛寒牵动天雷，惊动众人，他们应该还拿出了不属于这里的法术，导致时空对他们的排斥加剧。我没有办法，只能去把他们接回来。路上顺便看到了魔神。西恒虽然没说。 可是荣成和这些老伙计交手多年，哪能不知道魔神的秉性啊？荣成了然问：“魔神想要吞噬他？”对，西恒毫不避讳说：“一出生就拥有完整的神格，至少带着四个时空的法则气息，才十九岁就能摸到法则的边界，身上隐隐还有另一个高位神的保护禁止。” 不趁着他年纪小、法力弱时吞食，难道等他长大了，反过来抢夺自己的信仰吗？再说他又是天道，天生站在仙这边，魔神视他为眼中钉，可以理解。荣成心中叹息：“哎呀，是啊，仙魔怨恨神偏心，导致仙界、魔界的资源倾斜。 <sighs> 可是神……” 就如何不埋怨命运偏心呢？这也不无奇怪。大家都是天生地养，无父无母。可是有的神一诞生就拥有强大的力量，改天换地的神通，比如盘古、女娲、祝融；而有的神碌碌无为，能力鸡肋，比如瘟神、涝神。这些不受欢迎的神，没法从其他神手中抢到信徒。 而得不到信仰，能力就越来越弱，如此成为一个恶性循环。神的命运从一出生就固定了。对于少数幸运儿来说，这是平步青云、万人敬仰的一生；而对于更多的神来说，这其实是被诅咒的一生。谁会一直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陪衬呢？长此以往，矛盾终于爆发了。 洛寒显然就是被命运偏爱的那部分幸运儿，他的能力不如战神威风，可是，在六界中不可或缺。战神可以有很多，但是帝皇女娲只会有一个。女娲创造了生命，洛寒的使命便是守护这些生命。他们这些神灵从世界初始时就存在了，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。 许多神的年龄和大地一样古老，可饶是如此，都有很多神没有法则，极少数拥有法则那些人，比如西恒，也经历了许多磨难，煎熬了许多时光，才终于摸索到法则的边界。然而，洛涵才十九岁就能无意间使用法则了，他自己可能意识不到，其实他身上已经散发着微弱的法则气息。 法则最难的便是入门，一旦入门了，接下来不过是时间上的差距。而神最不缺的就是时间，他把很多人都吓了一跳，他自己却一无所觉。荣成叹了口气，很快将心态调整好。别人的际遇无论好坏都是别人的，他只需要做好自己。荣成问。 你说他身上有高位神的禁制，是谁的？难道有人在我们之前就见到了他？西恒想了想，摇头。我觉得不是，看时间对不上号。他身上的保护禁制十分高阶，手法也很奇特，似乎并非来自我们界，而是另一个界面的神。另一个界面，荣成说，我曾听说过大千世界，但是并不曾亲眼见过，无从得知。 但是，给他加保护禁制，多半是他的监护者了。我也这样猜。西恒说着皱眉，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表情。荣成看着西奇问：“怎么了？你到底发现什么了？就是这副欲言又止的神情。”西恒一脸诡异说：“我还在他的禁制上发现了另一个神的手法，应当是给他解开禁制。” 那个人的手法，以我现在的能力还参不透，但是总给我一种莫名的熟悉感，我又想不起来到底是谁。荣成对此不太在意，说：“嗯，既然他从后世来，可能是后世的某个神给他解开的吧，大概是哪位熟人，只不过时间变化，对方的体系更加成熟，所以你才认不出来。” 西恒想想，觉得有道理。他们俩说话间，已经离主帐很近了。荣成掀帘时，随意问：“另一个小孩，你看怎么样？”我最开始以为他是你们谁的衣钵弟子，没想到最后一问，才一千岁。看来后世的年轻人早熟。西恒说：“他们俩可有意思，最开始在村里的时候自称兄妹。” 后来得知兄妹可以成婚，来这边后再不敢这样说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